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八十九集。洛涵欣赏够了邹继白犯蠢，当下也不想陪着邹继白丢人，三人没有提醒邹继白，趁着他沉迷打拳，悄悄走了。 邹继白虔诚的祈祷过后，一抬头发现队友人没了，还卷走了他的钱，赶紧骂骂咧咧的追上去。他们穿过过道往大门走，在半路时，两边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，人潮猛地往后涌，差点挤到洛寒身上。林青霄眼疾手快，立刻护着他的肩膀避开。林青霄和洛寒轻巧的落到外面。 林青霄低头询问洛寒：“有没有被伤到？”“没有。”洛寒摇头。他们俩撤离及时，另两人就没有这个好运了。邹继白和叶子楠被人潮堵在对面，正奋力往他们这里挤。洛寒清清爽爽站在外面，等着对面那两个憨憨挤过来。他好奇看向刚才发生欢呼声的擂台：“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这么躁动？” 林青霄抬头瞥了一眼，说：“刚才一局结束，许多人输了。难怪这些人如此激动。”洛寒应了一声，本来无心关注，但是这时一个嘶哑的、带着些癫狂的声音，并其他噪音一起传入洛寒耳中：“我输了！我不可能输！我还要赌！你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，连魔晶都输没了，还拿什么赌？” 一个穷光蛋，拖出去，拖出去！魔晶，洛寒听到这两个字儿，心念微动。这个赌徒应当是魔域的人吧？输光了妖珠不说，连魔晶也要输完了。洛寒听到和魔族有关的事儿，本能抓关键词，之后并没有放在心上。没想到那个魔域赌徒输红了眼，竟然翻遍全身，不管不顾的压上一块黑色石头。我有。 我还有诛仙石，我压诛仙石，这次我一定能全赢回来。诛仙石，洛寒惊讶，回头和林青霄对视一眼，都觉得诡异。这石头从未听闻，但是仅看名字就让人非常不舒服。洛寒电光火石间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在原文那场知名的挂城墙戏中，女主堕胎后掉落的地方，不就正叫诛仙台吗？ 诛仙台，诛仙石，名字这么相似，是巧合吗？林青霄原本是不在意的，听到“诛仙”这两个字后，他立即认真起来，分出一缕神识去观察那块石头。片刻后，洛寒见林青霄脸色不太好，低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这块石头有问题。林青霄用密语传音，声音是前所未有的严肃。 我们必须把这块石头拿到手。洛寒也瞬间紧张起来了。能让林青霄这样说，可见事态非常严重。洛寒看向那块石头，黑漆漆的，上面没有任何能量波动，看起来除了黑，似乎没有什么特异之处。然而，偏偏这就是最不寻常的地方。万物皆有能量，就算是普通凡石，也总会有生命的痕迹。 偏偏这块石头，什么波动都没有，仿佛一切都被他吸收了一般。再配合“诛仙”这个名字，真是让人瞬间毛骨悚然。洛寒正经起来，抛去玩笑心思，低声和林清霄商量对策。但是这个赌徒已经输红了眼，他把他当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我们想不费周折的从他手里拿过来，恐怕不容易。 林青霄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他看了一会儿，很快拿定主意：暗夺不行，那就明取。嗯。洛寒看着擂台，又看看林青霄，惊讶的瞪大眼：“你打算赢过来？”这当然是最好的、最合理的办法，但是洛寒实在没想到，竟然是林青霄说出这种话。林青霄被洛寒的目光看得尴尬，低声说。 事机从权，我懂。洛寒以一种了然的目光看林清霄。准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嗯。林清霄不太擅长争辩，尤其不擅长给自己争辩。遇到洛寒后，时常被堵得无话可说。说不过，索性那就不说。林清霄直接付诸行动。叶子楠、左启白，这两人刚刚挤过来，应话道。 我们来了，怎么了？你们俩保护好他，不要让他单独行动。叶子楠一口应下，说完后他才意识到。那你要去哪儿？林青霄的语气平淡随意，仿佛在说今日天气很好。我去试试。叶子楠和邹继白惊愕的看着他上了擂台。林青霄脸上还戴着半张面具，现在看来，面具真是买对了。 要不然，以他的长相，不被人记住才比较难。邹继白现在内心有点复杂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心情。他竟然会赌？没想到吧？我也没想到。不过这世上本也没有什么真的只靠运气。这一关说是赌，其实可以用策略和智力取胜。放心吧，他是学了一千年阵法的人，记牌和布局能力好得很。 邹继白和叶子楠其实完全不担心林青霄，他们已经习惯了林青霄干什么都第一，他们只是意外。看起来就是三好学生和正人君子的林青霄，竟然会赌术。三人牵着吞元兽，毫无心理压力的站在一边聊天，一点都不担心擂台上的局面。邹继白问：“我们要下注吗？”洛晗想了想，摇头：“不必。” 我们仅靠了一分钱就赢了五万，再占赌场便宜，恐怕今日就不好走了。倒也是，邹继白只能遗憾地放弃这个暴富途径。林青霄果然是个算牌好手，面上一点波澜都不显，无声无息的就赢了。他赢了之后，周围许多人都激动起来。林青霄是新人，之前一丁点名声都没有。 对阵的却是这一代出名的神算子，围观众人很多都将血本压在神算子这一头，万万没想到，竟然是神算子输了，许多人倾家荡产，有极少数投机的人靠比例赢了巨款，有人狂喜，有人愤怒，场面顿时大乱。那个魔族人压在另一头，他发现自己再一次输了，连眼睛都瞪出血丝儿来，他喃喃自语。 不可能！我不会输，我怎么能输呢？魔族人突然狂乱起来，用力推搡身边的人，想抢回诛仙石。他这样的行为是闹赌，立刻在周围引起骚动。大厅中的狼妖早就注意到他了，见状上前飞快地压制住他。诛仙石孤零零地落在赌台上，旁边人都疯狂地抢钱。洛寒趁人多眼杂。 不动声色地将诛仙石收在袖中，随后也不管迎来的赌资了，马上就往外撤。妖珠不重要，这块来路不明的石头才是重点。魔族怎么肯束手就擒？当即照出魔力和狼妖对打，他们这一块顿时大乱，人群相互推搡。洛寒不知道被什么人推了一下，险些摔倒，他脚下踉跄。 这时，有一个人抓住他的手，稳稳的拖住他。随后，身后叮当一响，一道魔气被挡住了。洛寒回头，这才知道原来有一股魔气朝他这里打来。杂乱的人群中，林青霄站在这里，仿佛如支柱一般，顿时将所有混乱都屏蔽在外。林青霄暗暗用灵力逼退周围的人，低头问洛寒：“受伤了吗？” 洛寒摇头。没有，不用担心。林青晓仿佛知道他在想什么一般，轻轻握住他的手腕，低声说：“跟我走。”林青晓拉着洛寒的手往外走，因为人多，他没有像以前一般，一旦站稳就放开洛寒的手，而是拉着他穿越躁乱的人群，直接走出赌坊，站到外面的大街上。接触到流通的空气，洛寒多少松了口气。 因为赌坊内部生乱，许多赌徒一股脑往外冲。洛寒和林清霄跟着人群一起出门，赌坊护卫想拦也拦不住，某种意义上倒是掩护了他们。他们俩走到街上后没有停，林清霄依然拉着他，头也不回的朝另一条街走去。洛寒压低声音问：“后面有人吗？”“有。”林清霄的声音依然冷冷清清的。 没关系，小喽啰而已。多半是他们在赌场内赢了钱，引起有心人注意了。不过幸好不是赌场或魔族的人，洛寒无疑大大松了口气。林清霄拉着他拐入一道小巷，进来后毫无征兆的突然搂住洛寒的腰，朝上飞去。洛寒差点被吓得叫出来，赶紧捂住嘴。林清霄在屋顶间几个起落。 很快就将后面的人完全甩开了。洛寒见安全了，拐肘在他身上撞了一下，问：“你突然上手，怎么都不告诉我？”林清霄衣袂翻飞，带着洛寒在屋宇楼阁间轻巧飘过。听到这话，他右手突然有些不自在。他刚才想甩开尾巴，本能地抱着洛寒起飞，情急之中没有注意男女之别。 现在他才留意到自己的右手还揽在洛寒腰上。洛寒今日换上了妖族的衣服，腰部裁剪的很贴身，而且他记得这套衣服有些花纹是半镂空的。林青霄猛地意识到，他手指边缘就正挨着一处花纹。林青霄顿时僵硬了，他想要撤开，可是他们现在在空中。 他手指微微一松，洛寒就紧张地抱住他。林青霄的手只好重新放回去。这样一来，他的手指极无意地划过一片细沙，沙下的触感柔软细腻，宛如上好的羊脂玉。他意识到那是什么，霎时半只手都不会动了。因为这片刻的走神，他在空中没有躲闪，直接冲着一座圆塔而去。 圆塔内有几个小妖族正在上课，一个小妖娘已在窗户上走神儿，她突然看到有两个人直接冲着学堂而来，惊讶地尖叫出声。林青霄被小妖族的叫声惊醒，眼看马上就要撞到圆塔上，他突然凌空借势，几乎以直角俯冲而上，一直跃上塔顶，最后在塔尖轻轻一点，如惊鸿般再度远去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